江哥，中秋快乐！这是我特意精心为你带来，呃，以及顺手捎上严邪那份的礼物。行，那我代严邪谢谢你了，快进来吧。哎，啊，哎，姓严的人呢？啊，市局开会去了。不在家？不在，晚上回来咱们一块吃饭。 <laughs> 强哥，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有一个疑问，今天终于可以。哎，你别躲嘛，让可怜弱小又无助的杨妹妹靠一靠，怎么了？嗯，哎，你听我说哈，你堂堂一级警督，英俊倜傥，风华正茂，当年可是宫中系统内排名第一的偶像大神啊。后来怎么就看上严邪那头大猪蹄子了呢？因为帅。博彦崇也很帅啊。没有严邪帅。 金城武也很帅，没有严邪帅啊！我求求你忘记严邪那张全刑侦支队都欠他五百万的臭脸吧！他明明就是一满身缺点的人，我都已经列好一张清单了。哦，他还骂人呢，姓严的每次见到韩小梅都要逼逼两句，不是叫他衬衣扎进裤子里，就是走路不许含胸缩背。 啊，上次，上次还说他吃饭少，人太瘦，硬逼他刚出完谋杀现场就强吞下两大碗笋丝溜肉段吃不完就骂他是小萝卜头。哦，真残忍。还好不是骂我啊。他，他还抠门隔壁扫黄大队都吃上十五块的汤达人配茶叶蛋了，韩小梅他们还在吃十块钱的康师傅配乡巴佬呢。茶叶蛋。嗯嗯嗯。 哎，你这么一说，我倒有点渴了。你坐会儿，我去泡一壶严邪刚拆到的同心茶，一会儿就来。哎，可是江哥，如果说姓严的其他缺点都跟你没关系的话，起码有一点是跟你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而且也是绝对不能忽视的。哦，他脚臭。这是谁跟你说的？严严邪的脚一点也不臭啊。 <laughs> 是吗？你这孩子怎么一点也不懂事啊？我这么跟你说吧，知道为什么有些人的脚闻起来比较臭吗？哎，知道知道，因为姓严的不洗脚。我可以证明，姓严的只要不办案，每天洗三次脚。另外，汗液本身是没有味道的，人体表面附着包括细菌在内的各种微生物，而微生物在湿热环境中不断生长繁殖，细菌将汗液分解之后。 挥发性的支链不饱和脂肪酸和类固醇类等物质共同形成了异味，也就是说， <laughs> 也就是说，也就是说脚本身没有异味，有异味的是细菌，跟无辜的盐血有什么关系啊？ <laughs> 你这自带的家属滤镜是没救了。 小秦，你那边什么声音？啪啪啪的，蚊子呀！这边蚊子也忒多了，我一天到晚没干别的，净喂蚊子了。 <laughs> 嗯，宝钏呐，你可真可怜，这大过节的，没吃没喝的，躲在越南老树丛里喂蚊子，而我呢，却有江队给准备的红烧牛肉盖浇饭当爱心午餐，晚上还能回去跟江队一起互换礼物，吃月饼看月亮。 <laughs> 嗯，谁在念叨我呢？不论江队有多少优点，我都不会喜欢他这个人。的谁要你喜欢，我喜欢就行。闭嘴，吃你的红烧肉去吧。 <laughs> 你们俩先试一下麦吧。 <laughs> 喂喂喂喂，你好。嗯，你好。喂喂 <laughs> 喂，我是阿春。我是天空。阿春哥，快把麦吃了。那个，给大家解释一下，我们今天用的是我们呃录音棚的这个麦，然后它这个麦呢。 它挂的有点高呢， <laughs> 所以，所以我们现在离麦的距离有一点点远，声音可能稍微有点小。大家记得把那个 app <laughs> 的声音调到最大，然后我们再让那个阿春和天空来试一下声音的大小，大家看看，呃，大小合不合适？好吧，我们尽量的大声一点。好，来，阿春先，我先是吧。嗯大家好，我是阿春，我说话听清楚吗？ <laughs> 很清楚吗？你招手，你招手，大家也看不见。不是，我都快分了。 <laughs> 不是，好可爱！不是我招手，主要是因为我我怕我喷空空一脸，我这声线都没说话都喷着气流的。 <laughs> 好，来来来好，我们让天空给他打一个招呼，看声音合不合适。大家好，我是天空。你也招什么手？你们为什么都要招手？我？ <laughs> 呃，向阿春学习嘛。哦，好的。 啊，两位，两位，两位都要招手，导致我也不知道该不该招手。Hello，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S。啊，然后知道我的朋友都知道，有我的 FT 都比较随性，所以现在其实我们并没有具体的流程和没有具体的稿子。我们今天的这个呃直播间的名字，不知道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哈，叫“主义纯享答问 FT”，关键词非常多。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关键词呢？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流程。 我们就是来打对裸裸裸播，裸聊不合适吧？ <laughs> 不合适吧？我们这么几万个人的直播间，大家在裸播，这么多人， <laughs> 你没告诉我呀？我也不知道有多少人在那里看。 <laughs> 现在的累计在线有六千八百九十四，怎么这么少啊？我以为有很多哎。好，呃，我们正式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呃，我们正式的出一下场，好不好？我给我给你们俩放一个背景音乐。 虽然这个操作我也不是特别的 <coughs> 会啊，嗯，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破云广播剧《主义纯享答问》FT，今天为您请到的是，稍等，好，可以开始了，我先开始啊， <laughs> 大家好，我是阿春， <laughs> 声音大一点嘛，大家好，我是阿春，我是阿春，能听清楚吗？能，能吗？ <laughs> 我就都不知道我去离了。好，你天空。嗯，山上的朋友你们好。是的，山上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天空。能听清吗？哎，我要笑死了。 <coughs> 请问有在山上听今天的直播的吗？山上山上的朋友们。我都快快把麦给吃了，我觉得。你其实可以声音再大一点了，我好担心大家听不见。好的，好的。 不是我跟空空这个距离其实很尴尬的，我们都再近的话都快接上嘴了，不是接上吻了。 <laughs> 为什么今天直播从刚开始的时候这个导向就有点奇怪？又又是又是裸播，又是又是嗯。好，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晋江文学城怀上原著猫耳 FM 携手声音气球联合出品的破云广播剧《主义纯享》。 答问 FT 的现场，今天我们为大家请到了天空和阿春。嗨，让两位主义，让两位主义用我们呃剧里面的人物严邪和江婷先亮一个相，好不好？来，我们阿春。又又是我。对， <clears throat> 惊不惊喜？意外，意外， <laughs> 我太意外了。就是这个好。所有罪恶与仇恨，都将在你我手中终结。江婷，我来接你回家。 好， <laughs> 自己给自己鼓掌，这是对，因为我们三个人除了要播以外，我们三个人还得负责音效， <laughs> 好吗？ <laughs> 对，所以我们记得要鼓一下掌。三个人组成一个，千军万马。对，要不然听起来就会有点干，你知道吗？好，来欢迎天空。好的，回家吧。妈，还给自己加层呢。好，正式来啊。再次相聚之前，谢谢你带我回到这人世间。好，好，好。 呃，粉丝有给你们两个的组合起一个组合的名字，你们知道吗？我知道啊，叫春天。春天组合在哪里？你你，阿春刚刚好像没反应过来。 <laughs> 不是， <laughs> 不不，我不是没反应过来，我不是没我不是没反应过等他说呢。这个是有点难了，就是阿春和天空加在一起，就是取你的后面那个字和他的第一个字。这我知道。哦，好的，我还以为对你来说有点难。我们三个人也得想一个出道的名字，我已经想好了。 如果你想的话，会叫什么？填空想的话，你我只看到你的嘴在动，但是 <laughs> 但是你却迟迟没有说出话来。 明太春，明太春是什么鬼啊？有你吗？虽然这个组合听起来一点都不顺口，但是至少这个天空承认了我总攻的位置，因为网上的朋友们告诉我，就是呃，组合起名字的时候是有就是有一个呃潜规则的，就是哪一个更攻，哪一个就摆在前面。比方说春天，然后他说明太春， <laughs> 大家都懂了，是太明嘛，对吧？感谢感谢，直接把我自己说没了。 <laughs> 好的，你的。 你你如果想我们三个人的名字的话，你会想一个什么？哎，他刚把你放在最瘦的位置，看样子他配这个剧的时候是很想干你的别的。 <laughs> 不不不是，我这名字比较适合放在最后边。我得想一个，你想一个我们三个人的。有点太突然了，我得搞个。你可以在时泰明或者 S 里面取，然后在阿春和天空里，面，反正就三个人字都得有。是吧？嗯。我怎么感觉你好像不太聪明的样子？ <laughs> <laughs> 他一说，他一说的时候，我直接想到那明太子，行吗？好， <laughs> 来，关键没他呀，我再想一想，想一想，嗯，明太子这个听起来很好吃， <laughs> 好吧，我再想一想，再想一想，呃，先先先先入尴尬，啊，我想到了一个，我先讲吧，你没有问题吧？来，我想到这个，大家竖起耳朵听好，哎，我不能笑。 我们组合的名字就是“啊，明天”， <laughs> 有才，哎，有听起来有没有一种中国记现代诗歌的感觉？对，非常的啊，明天，因为阿春嘛 <laughs> 啊，然后石泰明的明，然后你那个天，哎，你在最后一个， <laughs> 好吧，我至少还夹在中间，你是最后一个，你夹在中间。 好，我们继续往下。你想不起来名字没有？没想起来，我们这一趴就过了。过了吗？ <laughs> 好，放过你，我们今天过了。啊。我们今天的这个 FT 就是因为没有流程嘛，所以我们就是全程都是提问题啊。然后呃，除了那个除了那个呃提问题以外，我们还会就是就是就是做一些穿插一些小的表演。至于有哪些表演呢？我们现在就先卖个关子，好不好？我们首先，我们首先。 啊，先不看大家的问题啊，刚刚上来就看大家的问题，感觉我们的流程很紧。我们先自己先闲聊一下啊， <coughs> 闲聊什么呢？那个剧第二季的结尾，呃，严协的爸爸妈妈已经跟那个江婷见上面了，对对吧？是的。所以江婷和严协现在已经是很熟很熟的了。嗯。但是我刚刚来的时候发现你们两个好像就是初相识，就没有见过面是吗？是第一次见面吗？我们神交已久。 对， <laughs> 用的都是什么词？ <laughs> 不是我用用的是特别标准的词，四个字。怎平时怎么神交的呢？ <laughs> 不是神，精神上的交流啊，简称神神，不是交朋友交好，好平平时精神上你们一般都交流一些什么呢？你们，我我先提醒一下你们的虎狼之词，稍微收一下。不是我不是故意的。好的好的，你平你们平时会交流什么呀？ 交流北京的交通啊， <laughs> 今天来的时候很不容易，对不对？对对对对。呃，堵了很久。那个，你好像是在路上花了得差不多两个小时吧？是我六点下班出发的，然后之后大概八点十分到。 <laughs> 啊，你也差不多花了两个小时吧？对，我是呃，基本上我算了一下，这个路程如果是顺利的话，通常应该是半小时，然后这次是花了两个多小时的时间，然后也这个当然这个也也也怪我自己。 没有人怪你啊，有，这你说借借手机跟大家道个歉，手机兜里跟大家道个歉。好，谢谢大家非常耐心的等待，也非常的感谢阿春和天空在现在呃我们呃交通管制这么严重的情况下，还是依然毅然决然的来到了我们八百平方米豪华演播厅的楼上， <laughs> 因为今天我们觉得去那个楼下有点太闷了，我们就呃临时改到了办公室直播。什么还有楼下吗？就是我们的八百。 有一个录音棚，有一个八百平方米的录音棚啊！对，你忘了吗？我们豪华的录音棚，非常好，非常好，真是，还来过呢。装装修花了五个亿，不是五个亿，对啊，设备都花了十多个 <laughs> 亿，差点说冥币了，你他哈。 <laughs> stop！ <laughs> 看郭德纲相声看多了，不好意思， <laughs> 气死我了。那个今天呃，那个呃，天空呃不不，婷婷和那个严邪那么熟，但是你们两个不熟，我们先来考一考，好不好？我们先，你们不是刚刚第一次见面吗？我们来考一下两位的这个默契度，好不好？ 首先看看两位的智力是否相当。 <laughs>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考验默契度要先考验。位个不太聪明的样子。 <laughs> <laughs> 对你今天展现出来就是十分不太聪明的样子。哈哈的我一直在懵。我说我说你们组合的名字叫什么？然后。 懵逼脸，然后我说我们三个人的名字你想一个，然后又是懵逼脸，我仿佛受到了惊吓。 <laughs> 我们我们我们今天首首先我们给我们的第一个环节取一个名名字好不好？我们就叫破冰，因为我们是破云广播剧嘛对吧？我们叫破冰行行动好不好？破冰行动。对，就是你们俩的默契，我们先找一找，让你们两个熟起来，好，避免接下来我们将经历长达一个多小时的尬聊，所以我们先熟络一下。熟络的时候呢。 啊，我们先搞一个这个默契考验哈。好，第一个问题：晚上吃饭注意时间啊。晚上吃饭的时候，灯突然灭了，怎么让灯重新亮起来呢？我觉得粉丝也可以，就是今天来的所有的人也可以一起猜一猜。我再重复一遍啊，题目是：晚上吃饭的时候，灯突然灭了，怎么让灯重新亮起来呢？ 哎，大家先不要回答，因为他们两个可以。哎，我把屏幕遮一下。 <laughs> 不可以，不可以。我手机找不着了，我也看手机。不能不能作弊，不能作弊。 <laughs> 好，我们请，我们请，我们请刚不太聪明的亚子的人先作答。 <laughs> 你你先作答吧。嗯，怎么怎么办？怎么办？我不会答怎么办？你你我随便随便想一，对，随便想一个。灯突然灭了，我再打开行吗？ <coughs> 再打开啊？这个就有一点。 那万一是停电了呢，对吧？就没有考虑很多这个这个这个情况。 <laughs> 有粉丝说用爱发电，我用啊，用， <laughs> 不是，倒是也没错， <laughs> 气死我了，不是。我先告诉你，其实这个答案挺好的，用爱发电。对，我也觉得挺好的。还有起火，这么这不起火是吧？这不起火，摩擦生电是吧？太了，摩擦。 摩擦不太好吧？ <laughs> 你刚那个，你刚那个再打开，我觉得倒是挺机智。是打开。钻木取火，钻木取火不行，太老套。再想，太学术了。对，天空再想一个。叮，叮是什么？叮是什么？不是灯，突然灭了吗？对，就是，就是，就是什么？没有叮，没有叮是什么啦？ 解编不下去了，编不下去了，这个这个题。所以你刚是说了一个冷笑话，然后大家都没明白意思，是吗？不是，大家要反应几秒。不是，好，所有人一起跟我，跟我一起念：It is cold winter day。 <laughs> 好，算了，你知道这个答案其实也很冷，这个答案是赶紧扒饭。对。什么意思？因为他正在吃晚饭嘛。嗯。灯如果突然黑了，就赶紧扒饭，因为巴拉拉能量。 就是巴拉拉就能亮了， <laughs> 就它突然灭了，巴拉拉就亮了。你的声音小了一点，听空，有粉丝说冷死我了。 <laughs> 好，你可以隔近一点。好，我们来问第二个问题。好好好。呃，题目是：吸血鬼比较喜欢吃川菜、湘菜还是粤菜呢？好，题目再说一遍：吸血鬼比较喜欢吃川菜、湘菜。 还是粤菜呢？这三个菜让他选的话，我们这次让天空先作答，好不好？三二一，我觉得应该是粤菜。为什么？b l o d 你居然知道？ <laughs> 我没有说了吗？ <laughs> 我一说找这个问题的时候，让我自己都觉得能提出这种问题来的人，可能就是就是有一点，就是你知道。 mad， <laughs> 其实有点疯狂， <laughs> 就是某个位置有点跟常人有异，但是没有想到你居然还能答得上来。你平你是有看到过是吗？没有，你确定？我我真的没看到过，但是我我用这个去考过别人。真的假的？的。 <clears throat> 你你自己想出了这个问题啊？我我感觉好像我自己喜欢吃粤菜。 <laughs> 好吧，我更喜欢吃川菜。 喜欢吃川菜啊？你比较喜欢吃川菜。对，那个他已经把答案说出来了，不辣的，因为他喜欢吸血嘛，所以是不辣的，所以你不用回答了。但是你可以说一下，就是你比较，如果这三个菜让你选的话，你喜欢吃哪个？我喜欢吃粤菜。为什么？呃，我吃辣不太行，因为川菜、湘菜都很辣嘛。哦，川菜辣还有点麻，然后对对对，湘菜是比较香辣。呃，天空的声音还是小，我们场外的观众一直在给我们打那个。我要吃粤菜。 因为 blood，可以吗？哎，是不是没有人关注我呀？ <laughs> 所以没有人关注我黑夜大笑。我们俩，我们俩声音应该还好，因为我们俩声大。哦，对对对，天空很温柔，嗯，总是很温柔的在说话，总是特别暖。 对，对他不是，我们俩就比较冷。没事，你看见我手机了吗？我要找手机找答案，一直找不着。 <laughs> 你手机啊？ <laughs> 我就看见你手机。了。空空的手机，我手机找不着。你手机长什么样了？我手机就跟你手机长得。好，现场的听众朋友们，我们陷入了找手机的环节。 <laughs> 好，找完了。好的，居然找到了。好，那我们既然找到了，我们就来进行第三个问题吧。大家记得先不要回答啊，要不然他们会作弊。来，小王捡了一个中分。 请问他变成了什么？问我吗？问我吗？呃，这个就让阿春打吧。好的，我估计他又答不出来。 <laughs> 不是， <laughs> 大家先不要说答案，来。哎，别挡着，我不知道， <laughs> 我不知道怎么办。哎，小王捡了一个中分，你仔细想一想， <clears throat> 你行的。来，我们给他加油，你可以，加油，你可以。嗯，想一下，王吧。 八八倒也是中分了，但是但是如果是 <laughs> 啊，受不了了这个八八倒也是中分，没错，但他中间那一节踢没了呀， <laughs> 不是。 <laughs> 我就不会答这东西， <laughs> 就是 <laughs> 这个答案倒也没毛病，但是出乎我的意料。我也是，那个八字它是不接头的，你看他的发型，这中间缺一节是怎么回事呢？啊，他那个设计师有点特别，就是而且他有点脱发呀，因为他的王和他的发型的那个八就是分开了，他要放在一起是个什么呢？不是你，我已经回答过，你叫空空打了。我即使你到这样了，你都要放弃是吧？对呀，空空打是什么？ 他应该知道，你后边提示那个我没听懂。其实就是他的方向是对的，但是他那个发型，首先他王八是一个词，对不对？那就是两个字，那他的变成一个字，他是变假发了，就是小泉，对，小泉。你知道你知道我一开始，你知道我一开始想的是什么吗？ <laughs> 我一开始想的是小工。 <laughs> 呃，对不起大家，这个今天来了一位脑子里都是小工的嘉宾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让脑子里没有那么多 <laughs> 小工的这个嘉宾来仔细思考一下，刚刚这个东西是怎么怎么变成这个答案的啊？你反应过来了没有？因为它有一个中分，所以全字上面不是有一个头发遮起来吗？你想的那个八合起来，然后盖在他头上就是了。就是你是真明白吗？ <laughs> 哎呀，全部的全嘛，我能不明白吗？ <laughs> 你。 我只是不，我只是不会答题而已。啊， <laughs> 我要笑死了。好，来，我们下一题。嗯，热奶茶加冰可以做成冰奶茶，那么加什么可以做成冰珍珠奶茶呢？好，再说一遍这个问题：热奶茶如果加冰的话，可以做成冰奶茶，那么再加什么可以做成冰珍珠奶茶呢？你们自愿。 抢答吧， <laughs> 我都不会，你又不会， <laughs> 我哪个都不会， <laughs> 所以他今天的人设真的就是傻子落定了。我跟你说，他以后他他的那个 title 就是不太聪明的亚子，你知道吗？天空知道吗？不就是珍珠吗？不是珍珠，加珍珠的话就太简单了。这道题，你想想不会问这么简单的题啊。我看，呃，你们俩先不看，我看有没有人答出来啊？做成啊，你你们你们不许看，你们不许看屏幕。 好，现在所有人知道答案的开始打一下答案，我看看大家有没有答出来。另外两个人的眼睛我已经遮住了，所有人都知道。 <laughs> 哎，你不能看。我看好。我跟你说，粉丝都知道，你们两个不知道。 <laughs> 快快想，粉丝都猜对了，我刚瞄了一眼。数三二一，我要公布答案。 <laughs> 三二一。 加钱， <laughs> 因为加珍珠要加钱呐。 <laughs> 每一个粉丝都说了，你们两个 <coughs> 好的都不太聪明的样子。 <laughs> 哎，我已经自暴自弃了。 <coughs> 但是但是刚刚说加钱的时候，你们两个的反应就是他的反应是那种靠，居然是加钱，但你的反应是真的好像还没懂的意思。我觉得我不是真的没懂，我只是自暴自弃了。 啊，我觉得，我觉得现场大家如果可以看到脸的话，真的是很搞笑。 <laughs> 就是当说出这个问题之后，呃，天空的脸上的表情是一副，哎呀，就是，哎，就这种答案啊，或者是什么的都有表情。对啊，不屑的答案，不屑的表情。对，然后阿朱的表情是真的是 what，哈哈哈哈哈，太棒了。好，我们再来啊，呃，考一个你们对。 剧的关注程度啊，我估计你们有人答不出来，因为说实话，我有的时候呃那个呃自己都要弄忘记，就是每一个剧组到底是谁在负责。记得我们破云广播剧的策划叫什么名字吗？我们破云广播剧的策划叫什么名字？ 你们俩是真的不记得吗？ <laughs> 我们策划要哭晕了，好吗？ <coughs> 不是 C C 吗？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C C，不是 C C，不是 C C。古月斯巴达，古月斯巴达，是。嗯，你们是偷偷看了是吗？没看，没看，没看。古月斯巴达。哦，你们是记得有那个 I D，但是不知道那是。但是，我我一直我一直在那个 C C 和古月斯巴达之间，我在思考是谁。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laughs> 我真的很怀疑。是 <laughs> 我是 S。 <laughs> 好，我们的策划的名字叫狐狸， <laughs> 但是我们的这个问题不是考那个策划的名字啊。我们策划叫古月丽莎马，然后我们呃自己剧组的人都叫他狐狸嘛，就是我们我们剧组的人说狐狸那个人，其实他就是策划。你们可能知道他的名字，不知道他是谁哈。嗯嗯，好，我知道。嗯，我我们的问题是为什么狐狸站不起来？再说一遍，为什么狐狸站不起来？ 我脑筋急转弯问题我都不会。那么你到底是脑筋那方面的问题，还是急转弯方面的问题？我两边都有问题，感觉。你今晚上告诉了我，做了个加强 CT。 <laughs> 做了个加强。那天空打吧。嗯。就我也没想出来是什么。 <laughs> 大家。这是其实一开始我如果猜 CC 的话，我还能猜出来是什么。 是什么？你说。因为 C C 好像就是一个就是卷着的动作嘛，就是完着它，这是一个卷腹的动作。 <laughs> 你的想象展示真正的技术了。你的想象真的很奇怪，你的想象真的太奇怪了。所以能破案嘛？对吧？呃呃，我 <laughs> 啊，好，但我们再继续回到这个问题本身， <laughs> 就是狐狸为什么站不起来？ 你觉得我？你 <clears throat> 那么认真的看着我，看的我都不好意思。 <laughs> 所以你认真的回答。我以为你要爱上我了。嗯，行，我看。 <laughs> 哪来自信呢？想一想，想一想，想一想。呃，哇，我，狐狸很什么？狐狸很狡猾。对，所以呢？哦，狡猾。狡猾。我知道了。 <laughs>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知道你们两个真的很像三岁，狡猾。 <laughs> 这个答案知道的时候还狡猾，狡猾狡猾。 <laughs> 我也反应过来了，好，好吧，好。所以狡猾他站不起来。其实还有一个答案是我在网上看到的，他们说因为狐狸有一点骚，它 <laughs> 骚断了腰，所以他暴露太深了，所以它站不起来。好吧，好，我们接下来我们接下来往下啊。 <coughs> 我们最后两个问题都是跟你们两个有关的。第一个呃是字谜，呃一般我们呃中国过一些传统节日，比方说啊元旦啊元宵啊什么的，都喜欢出一些什么字谜啊那些东西让大家猜。我们中秋今天也呃就是就是 <coughs> 就是那个好的，嗯，猜一下字谜啊。嗯，阿春，嗯，如果没有夜生活，嗯，并且半夜起来喝水，打一个字。 现场又陷入到了安静，只有我尴尬的笑声。呃，再来说一遍这个题目的。名字。为什么我没有夜生活呀？嗯，不是，我， <laughs> 你有了是吗？不是不是不是不不不不，我这太太真实的问题问的， <laughs> 涉及到 <laughs> 涉及到三次元隐私了。好的，那那那你既然不想涉及的话，你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如果你没有夜生活，并且半夜起来喝水的话，打一个字。 你干嘛看屏幕啊，天空？呃，因为你你在问他啊， <laughs> 我帮你打。好，来，所有人都猜出来了，没有夜生活，没有日。对，然后喝水，没有夜生活为什么是没有日啊？ <laughs> 我想问一下，没有夜生活为什么是没有日？拿春没有日嘛，春没有日嘛，是吧？ 问题是夜生活为什么就是没有日呢？ <laughs> 倒是也猜对了，但是你这未免也太理直气壮了吧？ <laughs> 不是我猜对了，啊，猜对了就是没有日。如果没有日，还半夜起来喝水，不是叠加水吗？是吧？把把那什么换成水，日换成水。对，那什么字呢？太阳。对，哎呦，答对了！真的，我想起了玲珑给你的。 <laughs> 阿泰 <laughs> 啊，对，联管我叫阿泰，我要笑死了。对呀，我靠，今天阿春第一次回答出了一个问题，你 <laughs> 们你们是在你们是在嘲讽我吗？ <laughs> 而且他很理直气壮，说那个没有夜生活，那就是没有日嘛。好，来，我们下一个题目是天空，今天来参加 FT，不上班打一个字。那他为什么这么文明啊？他他的问题这么文明的，为什么？ 我 <laughs> 的我的你那个也很文明啊，为什么骚断腿的感觉呢？ <laughs> 你那个你那个也很文明啊，好吧？嗯，是什么？你我不想回答。为什么？你会你就回答，省得我回答。我怀疑我不会呢。应该就是，呃，洞穴的穴吧？确定？确定啊？为什么？因为不用工作嘛，就不用打工。对啊， <laughs> 不用打工。哎呀，我觉得。 就是他能回答好几个问题就不好玩了，我还反倒就是要那个比较不聪明的样子， <laughs> 就是要答不出来的感觉。啊，今天那个呃，我们的默契大考验第一部分就是看看两位的这个智商是否能够就是在比较平等的地方，因为大家说就是大家差不多的人才能交朋友嘛，对吧？那测完了之后，我感觉你们要分手了。 <laughs> <laughs> 感觉差差别还蛮大的。 <laughs> 好，我们再考验一下默契嘛， <laughs> 看你们有没有就是比较相同的地方。比方说，呃，平时生活当中你们有没有，呃，比较相似的？相不相似无所谓吧，先问一下，你们有什么小癖好吗？就是别人不太知道的。为什么听到咚咚咚咚咚咚了。不知道。好，没关系，来。 哎，有人说有人说互补，哎，我觉得互补还挺好的。好来，平时生活当中有什么呃比较特别的癖好？是别人说过或者你自己意识到的？ <coughs> 天空线吧。就是录音之前要要洗澡。什么？沐浴更衣？ <laughs> 你再说一遍，我很想让大家再听一遍。你快说一遍。哦，录音之前要洗澡，这个是我的 <laughs> 癖好。 我想 <laughs> 好有有好有什么有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吗？为什么录音之前要洗澡啊？就是觉得，呃， <laughs> 这样嗓子比较透亮，对，这样状态会比较好嘛，对。洗澡时候状态会比较好？会啊。洗澡的时候就是练声是吧？ <laughs> 不是，就就就是气息比较通畅。哦，洗澡是要干啥才能通畅气息呀？我已经编不下去了。你洗澡的时候有什么特别的习惯吗？你会唱歌吗？ 不会，你会干嘛？我会听一点东西，听一点东西。对对对，你们家有东西是防水的，用手机嘛，手机对，手机可以放啊，干湿分离的话就可以放，就可以放哦。嗯，放一些什么呢？比如说先放播音广播剧啊。满分答案哈。 现在是广告时间，为您推荐在洗澡的时候用得最多的 APP—— 猫耳 FM。 <laughs> 你广告打的植入的很好， <laughs> 植入的非常好，感谢哈哈。 <laughs> 好，所以你会听一些呃剧，然后还会听一些什么呢？电视剧，还会听电视剧，就是不看。对对对，没时间看，听一下。哦，平时工作比较忙。对对对对对。哦，好的。那你有什么样的癖好吗？陈？ 我没什么，得说一个有是吧？对，得说有。您说没什么，我们就直接就对吧？就感谢大家今天的到来。 <laughs> 好吧，嗯。为什么我看到好多粉丝说擦鞋啊？ <coughs> 擦鞋啊，是，就是解压，擦鞋解压嘛，就是没什么事儿的时候。你再说一遍啊？ <laughs> 我知道，我知道。大家听不见我说话是吧？可以听得见啊。就是就是，有时候压力比较大的时候，就需要有一个东西发泄一下。 那我不能毁坏自家东西啊！嗯，这东西不是花钱吗？嗯，呃，擦鞋能美化鞋的这个皮质。嗯，好的呢， <laughs> 能美化鞋的皮质啊！ <laughs> 啊，显然你们两个各自有的癖好也也是一点都不相关的，真 <laughs> 的是太有缘分了。你们是我见过最互补的人，随便一点补给对方都是对方完全没有。不是我洗澡的时候我也听霍云的广播剧啊！太好了，不是。 但是第二，但是广告不能再打第二遍。但是第二个说的人好，好像就没有什么效力了，是吧？是。但是我我也听郭德纲啊，哦，真的很棒。这一茬我们就留着以后再说吧，因为我不太确定我们 app app 有没有郭德纲。这一个亿呢？ <laughs> 好，其实今天呃讲这个癖好的问题，是因为我们今天的 FT 也为了。 就是给大家送福利啊，呃，满足一部分有一些呃癖呃小的癖好的呃听众朋友们，就是你们知道有有一些人有收集癖，嗯，就是他会什么东西都喜欢收集一套，比方说吃方便面啊或者干嘛的，他要收集那个卡啊，所以今天呃听我们的 FM。 过来，呃，在我们的这个 app 上提问的朋友们，我们会在，还有包括我们在过程当中出现，我们啊有之前微博里面的问题，我们都会把它放在一起，然后用一个抽奖软件抽一下，有五位幸运的小朋友呢会获得从这个破云开播到现在为止几乎所有的版本的明信片的组合，送给大家，下周周六开奖，哇，好棒，是一套的哦，然后呢？ 呃，也会随机的抽出一些明信片，在过程当中啊送给大家。大家记得到时候我们公布呃获奖名单之后，凭原文的订阅和广播剧的购买截图就可以领奖啦。好，好，我们接下来看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我们啊网上的这个问题了。好，好的，来，呃，有一个叫夜雨 u san 下划线。 的朋友在我们的这个微博里面留了一个高赞的提问，说想问一下空哥和阿春春最喜欢的是哪一场戏？能不能现场来一段啪戏？这个啪戏我已经给大家准备了，但是 <laughs> 呃还没有给你们俩看啊。到时候到时候这个你们可以现场来。我们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吧。 <coughs> 第一个问题是最喜欢的是哪一场戏？就还是那场吧，第五期那场。嗯，是吧？这一期的第五期吗？ 对对，这一集第五集，就是他要死那段， <laughs> 就是说反复落水啊，反复落水，反复落水，反复被救起，反复人工呼吸啊。对，呃，除了这个除了这个以外呢，这个是不是你们之前说过？呃，之呃之前说过。哦，那除了这个以外呢，还有什么别的戏是印象比较深刻的吗？其实见父母那段我印象很深刻，就是第一季的最后一集和第二季的最后一集，就两个结尾都是我比较喜欢那种，就是特特别有趣味的那种。 我我我个人也非常喜欢第二季的这个结尾，对对，嗯，呃，除了你们两个的互动很好玩以外，我觉得那个呃，严邪他妈也真的是 <laughs> 很好笑，很开心。对我觉得作者能想到这样的人物和他说话的方式，真的是，对， <laughs> 我我不知道他怎么能想得到这样的一个人呢？我觉得当时我看文的时候，看到这样的一个人的时候，我觉得特别搞笑。就是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妈妈出来应该会很受欢迎，对，很受欢迎。翠翠女士。 对翠翠女士，如果在现实生活中出现的话，应该她应该会红吧？对啊，太可爱了。如果她直播的话，我觉得她应该会成为打赏冠军。 <laughs> 就翠翠如果直播的话，应该会成为打赏冠军。她都可以说那什么了。但你见到她应该不是蛮开心吧？因为她经常的口头禅就是“养你还不如养一头猪 <laughs> ”，养你不如养头猪。你呢？天空空呢？天空空还有别的印象深刻的片段吗？ 印象深刻的这这这一季第二季，我觉得整体来说，包括我还有阿春，嗯我感觉我们好像都更贴近角色了，越来越贴近角色了，所以欣慰的一点，对对对，所以每我觉得每一集都有，呃，我觉得很喜欢的点，啊，我自己可能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和，就是和， <laughs> 那声音突然变大，了， <laughs> 就是和布威。 的部位怎么大战的那一场？ <laughs> 你为什么盯着我看啊？你来，你给大家说说看，你为什么盯着我看？我我我看你敢不敢说 <laughs> 大战怎么个战法？因为因为第一就是我第一第一遍交音的时候，然后交给 <laughs> S 之后，交给 S 之后，S 说，我觉得你特别录的像录的特别像甄嬛，而且是像回宫之后的甄嬛，就是。 黑化以后的甄嬛， <laughs> 刚是谁说表里表气的那个人把他踢出直播间？ <laughs> 第一遍音你们没听过，只有我听过吧？对，只有我听过，对，只有我听。对，然后我们我们俩那天就商量，然后就说，就其实录的蛮好的，但是呢，就是从他说第一个字开始，就透出一股子。 老娘回宫了 <laughs> 那种感觉，正宫正宫到位了。凌云寺，你再也关不住我了， <laughs> 就是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laughs> 然后，但是我听的时候，我就说，我说嘿，是不是有点串剧了？然后我们俩就聊了半天。所以那场戏其实是你录的也比较爽的一场，是不是？对，录的也比较过瘾。对对，嗯，那期我也挺爽。嗯，对，我这没没什么台词。 久违的台词特别少的一期啊，基本都是我台词， <laughs> 所以你的爽点是在这里，吧？ <laughs> 也听听别人，我在旁边吃瓜。但是，呃，严邪的这个人物呢， <laughs> 因为他呃，这个层次非常的多，因为你知道我们在剧本里面有各种各样的选取嘛，对吧？呃，然后原文首先他那个严邪的这个。 呃，人格层次就非常的丰富。嗯，他面对不同的事、不同的人，他有各种不一样的表现。对，而这个天空饰演的江婷这个角色呢，由于他又受过伤，对然后由于他的呃，这个 <clears throat> 跟人又太久的没有接触，他心里埋藏的事情也很多，所以他本能的他其实是有一点呃抗拒和清冷。所以他为什么觉得那场戏比较爽？可能也就是因为那场戏可以爆发。 嗯，可以适当的爆发一点，可以适当释放他自己内心的一些原本的东西。对对对，嗯，就是可以从那个江亭路到钮户路江亭， <laughs> <laughs> 是的，是的，是的。S 给我的反应的那个点，经常是这句，就是不要， <laughs> 没有哪有，偶尔非常偶尔，不要释放。呃，首首先你反应非常少，然后，不要太正宫。 <laughs> 喜酒啊，你就不要太大方， <laughs> 你就太你你本身就是大方，本身就是大方，嗯，所以那场戏除了让你录的比较爽以外，嗯呃，有别的打动你吗？其实我特别打动的，就是特别被打动的一个点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受那场戏啊，是他呃，就是觉得自己说出来的话给这个布威的反应是布威要拉着他一起死，要去跳河的那个地方，他非常自责。 对，是的，是的，那个点是真的特别打动我。是的，是的，我觉得，我觉得江婷是一个多么多么善良的人，他才会，他才会觉得，哪怕是对一个呃罪犯，他也会，呃，也会就是同样的把他当一个正常的人类来看。是的，是的，是的，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非常打动我。是的，所以，所以其实就是我刚可能只说了这一集，然后，然后到第。 呃，下边的那一集的时候，我觉得那集我的印象也很深刻。嗯，那集其实录的时候，几乎 S 没有太多的让我反应，因为那一集就是接下来就是去就是不要跳河，嗯嗯，那个那一集，然后哦对对对对被捞出来的那一集，就是又又落水了那集。对对对，谢谢。对，那那集又落水，那那集的话其实也是也是，呃，怎么说呢？呃，感谢感谢导演吧，然后给我的这个。 发挥的空间吧，然后就是没有那集，没有没有那那集其实确实是我怎么说呢？其实录的感觉就是 <coughs> 怎么说呢？一气呵成吧，就是顺着那个感觉录下来的，所以其实录的是挺爽的，录的挺爽。嗯，其实我也有稍微看一下这个反馈， <coughs> 呃，粉丝们对呃在呃落水的前后你的这个声音的变化，嗯，觉得是神乎其技。 呃，你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落水的前后的变化，包括那种现场感是怎么找到的嘛？因为我知道你经常会通过一些道具啊、想象啊什么的来找一些找一些状态。呃，其实那集可能大家也看了，就是呃也听了哈，就是感觉好像很逼真啊，谢谢大家的肯定啊。然后呃，基本上我那一集的话，其实前面确实喝了一点水，然后做了一点，做了一点就是。 呛水的感觉啊，但是没有那么，没有那么，没有那么真实啊。就是大家不要模仿这个，就是有的时候呛水是感觉挺难受的。你是怕大家就是模仿了之后出什么问题，是吗？ <laughs> 嗯。 <laughs> 一周后被发现在房间， <laughs> 麦还开着，我的妈，太可怕了。哎，我们天空这么认真的在分享他在录之前做的准备，请问为什么人会有，为什么有人会在屏幕上面刷他倒立录的？ 真 <laughs> 的很烦哎，哎，我记得阿春也是有一场，就是我们有一个特别喊的戏，哎，我记得当时是先对着厕所喊了大概得十声，然后再开始录，是吧？对， <laughs> 你还记得吗？所以其实，所以其实我们在录音的时候，有的时候的确会做呃很多的准备工作。你有一点，就是天空有一点呃，让我觉得特别神奇，你知道吗？我们后期有很多音效不是做的，不是做的拟音，是你你的那个你的教的干音里的。 <laughs> 我想请问一下，你为什么要拟那么多音呢？好敬业啊！ <laughs> 呃，我我自己可能比较喜欢制造一个比较呃，尽量让那个环境和那个更符合。对对对对，就像阿春说的，和这个场景更像，所以有的时候就借助一点道具啊，然后会让我那个语感更更贴合吧，和这个人物和场景。对，嗯，呃，你用过让你觉得最开心的道具是？ 吃东西吗？ <laughs> 我就看他会不会打香肠。嗯，火腿肠吗？ <laughs> 你知道有一天我们录那个，录那个应该是很早之前录吃东西的戏，对对，他就会给我拍一些图过来，然后告诉我。 这是他今天要吃的东西，然后他有一次问了我一个问题，我当时真的，一瞬间也没回答上来。他说：“导演，你觉得吃哪个合适？” <laughs> 我当时想说：“ <laughs> 啊， <laughs> 真的假的？”然后他给我发的全是一些就是各种大小、长短、牌子、口味不同的肠，嗯，有什么香肠、烤肠、腊肠，哎，就全都是可以就是直接吃的。你那段时间除了火腿肠，你还吃过别的吗？拉肚了吧？啊，有拉肚子哦。 呃，对，拉过一次，然后吃过。哎，阿春怎么知道？你说自己说的呀？那天我们要那个对戏的时候， <clears throat> 你半天没上来，说你干什么去？上厕所去了？哦，对对对你都忘了你？是的，是的。有人问大的还是小的？请问一下，他吃香肠了之后他拉肚子，你觉得是大的还是小的？ <laughs> 我实在是不懂，就是我有的时候对不起，我就是因为我聊着聊着我就会就是无意当中看一下屏幕，大家说了什么，我也想看。对，就在这里，你可以看这里，这里其实是有看看不太清楚啊，没关系。我我吃过炒饭啊，还吃过呃包子，包子也吃过，对，肉包吗？就是啊，对买买的那个，但那次买的不是啊啊，有一次是奶黄包，还真买了个奶黄包，是是是的。 那东西那东西不太好定呢。嗯，所以也希望大家多多去关注一下这个破云的原文，以及听一听我们的广播剧。嗯，深夜的时候听是真的对你的消化是有帮助的， <laughs> 因为看文和听的时候经常会听到在吃各种各样的东西。你经常约那个那个呃天空也是各种啊不。 那个严邪经常约那个江婷也是吃东西，而且总感觉就是他每一次约江婷的时候，就是一口好饭能让他吃不上的那种感觉。 <laughs> 我建议大家可以在午夜时分去看这个文，或者是来听这个剧。有没有让你们觉得呃配起来最累、难度最大的戏啊？ <coughs> 谁先说？你可以我我先说呀，我先说，其实就是老嗯，没事没事，你有一个床帮哦哦哦，我说的嘛。 我要说，其实还是老生常谈了。之前因为说过了啊，嗯，就是那个，还是还是那第五期的，嗯， <laughs> 第五期在救他那过程之中，我要下水里边潜潜伏，你忘了？哦，我想起来了，那那场戏，又是喊叫，又是又是喘息的那那种，后来。 录了太多遍了，都缺氧了。是，就就就那段儿，我觉得 <laughs> 挺挺难录的。是，那场那场戏确实是挺难的，因为那场戏的时候，我们想，开车不算，开车不算，开车开车真不算，就是那场戏是真的很很很累人的，就是大家听的时候不觉得，因为我们用的其实很小一段嘛。明白。但是当时我是很想就是要求。 呃，我们 CV 录的原本的这个语言节奏就可以直接拿来做，嗯，就是不要后期去贴那种，就会更自然一点。我说，那你就干脆，啊，你就真实的想象你在救一个人，然后你摁的时候就发出发力的声音，吹的时候你再去给他吹，吸的时候你都要吸出来，然后那个是非常累的。我很明显的听出他录到第二遍、第三遍的时候就已经是越来越感觉人是累的了。 就那个时候，你就真的有点虚脱了，是吧？感觉对我用的反倒是第三遍还是第几遍的，因为那个特别真实，就感觉他是花了很大的力气去救过人的。了解，啊、就是那个会会因为自己憋气嘛，窒息的感觉，找了大概憋了三十秒吧。哦，对对对对，憋憋气憋了三十秒。哦，对对对对对，就真憋气了。后来一开始时候不行，就是说太假，也没有太假，就是。 <laughs> 感觉还想要更真实，真实，对对对，反正反正就是。小伙子，你学过话术吧？ <laughs> 你配的其实那个那个位置，其其实原本我觉得是 OK 的，但是就很想，哎，Timeout 是什么？这应该没关系，还能听吧？没事，嗯。呃，大家还能听得到我们的声音吗？因为我们的这个还能听到，OK OK。哦，太好了，嗯嗯嗯。 <clears throat> OK，呃，当时是我觉得，我觉得可以更更好一点，要不要尝试一下？然后，呃，阿春就就阿春就就说那那我干脆我就真憋吧，嗯，他就真的不呼吸，停三十多秒，然后再 <coughs> 发出那个，就是我要的就是那一声儿，因为那一声儿没有的话，就显得不像从水里出来。明白。其实我就要那一声儿，然后为了这个的话，大概憋了得有个五六回吧，对吧？差不多少。所以还是非常辛苦的，感谢两位。 你当时当时没有这种感觉，你说的很。我呃，其实想一想，觉得过后想一想，还是真的辛苦两位，非常辛苦两位。还行还行还行，非常辛苦两位。乐趣还是为为主的啊，乐趣比较多。对，做的时候享受其中，享受享受。做的时候当然是享受的，但是过后还是觉得二位很很辛苦。嗯，谁更辛苦？都辛苦，都辛苦。我我更辛苦，我还好。总策划还辛苦。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吹什么彩虹屁？来，我们拍戏，我们接下来为大家挑了一小段儿。 呃，这一小段儿也是呃，给大家的一个福利吧，挑的一段儿，这个 <clears throat> 情节当中糅合了 <clears throat> 这个更好的情节的一段儿。 <laughs> 不是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怎么走？这就是你们去到那个房子里面啊，去找线索，下到那个地窖的一段。 <laughs> 其实我其实我知道。怎么你你想抗拒什么？不允许啊不不，我会享受 <laughs> 享受享受享受生活啊。 来，我们找找感觉。好，三、二、一，开始。哎，快下来！怎么了？哎，没时间解释了。哎，快下来！哦，哎呦，不能笑场。那好，嗯， <coughs> 干嘛？ 不让我亲呐，我偏亲。你这……哎哎，别走别走，没骗你，真的有发现。哎，我开手电筒给你啊。这是什么？拆开看看。现金，这么多啊？分量不轻，你看上面有写字。 二十五万，一般杀手收钱都是事先先结一半，得手后再结一半，对吧？我又不是杀手，我怎么知道？ <laughs> 没想到你在汪兴业眼里这么便宜，才五十万。没事，你在我眼里价值五个亿啊！不对，五十个亿，你是无价之宝。 <laughs> 别贫了。 <laughs> 呃，为什么选这一段呢？是因为， <laughs> 这什么情况？ <laughs> 为什么选这一段？是因为我们有一位啊朋友在微博里面也是一个热评，他说能不能听一听你们的。 那个土味情话，这是土味情话， <laughs> 这个上一期 <laughs> 所以找的这一段，我觉得呃，因为这个和土味情话有关系吗？当然有啊，你什么价值五五个亿、五十个亿，你不觉得很土味情话吗？我当时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真的是要笑死了。你们看原文的时候，呃，会经常有一些呃情节是，就是以前我不太知道什么叫姨母笑，就是这个词以前是，呃，是我不太。 了解的，嗯，我后来才知道什么叫姨母笑，因为我在看原文的时候，经常有的时候发出姨母笑， <laughs> 就是因为他们两个互动，经常有一些很奇怪的，比方说他爬管子上楼去找那个江婷啊，对，什么的，都是非常非常搞笑的。 <coughs> 叫叫姨母笑吗？就叫姨母笑。好，然后那个这位提出问题的朋友叫许之安逸，他说提问剧里的严邪一向都非常的主动，动手动脚划掉。 现场春哥能不能对空哥说几句土味情话呢？非常想听动手动脚划掉深情的动作之外的甜言蜜语，所以刚刚已经送了一点这个土味情话了。呃，两位还要再多送一点吗？我们两个每个人都说呗，每个人都说多送一点土味情话给他，好不好？那好，找了一些很奇怪的这个土味情话，呃，因为原文里面的土味情话不多，都是一些。 呃，真的会让我觉得很好笑的情话，嗯，然后呃，为了补足一下，就是我找了半天才找到刚刚这个有一点点类似土味情话的，所以就只能去别的地方扒了，所以我就去别的地方扒了一些土味情话过来。两位随机的来吧，好呀。第一个不如就让这个下海 <laughs> 下海人士言邪来吧，很很总裁的一句话，来，就是第一句，对，好，呃。 不要抱怨，抱我，抱我干什么？搞笑。好，我们天空来吧。你知道我的缺点是什么吗？ <laughs> 缺你。 <laughs> 你为什么一脸羞耻的样子？ <laughs> 我觉得现在大家已经不是一母笑了，是笑的像个变态。好，来你轮着来吧，有没有？个。好，好，好。 <clears throat> 我是九，你是三，除了你还是你。哎呦， <laughs> 这个这个好吧？我当时也没反应过来，有点拗口，你知道吧？这个这个这个怎么怎么什么意思啊？因为九除以三还是三啊。 哦哦，好吧，所以除了你还是你，好吧，有点拗口。这样翻过去，但是我觉得搞得我好像没学过小学一样， <laughs> 没学过小学数学一样。但 <laughs> 但我觉得这个土味情话不太合适我们，因为我们毕竟还是耽美嘛，对吧？如果跟数字有关的话，他选九和三，我觉得第一个零是吧？应该是吧？好，我们看下一句，来下一句，让两位合作一下吧，好吧？好，呃， <coughs> 第一句。 这个谁先开始？你你你来吧。开始是吧？好。 <coughs> 哎，猜猜我的心在哪里？不是左边，哪边？再来，重来。 <laughs> One, two, three。完了，人都会了，完了， <laughs> 垮掉了，垮。 <laughs> 好来，好，一、二、三。哎，猜猜我的心在哪边？左边。错了，在你那边。 <laughs> 行吧，垮掉了，真的垮掉。你你来吧，来江停。好，俺想买一块地。 <laughs> 啥地呀？你死心塌地。 <laughs> 行吧，这个有点害羞哈。嗯。怎么一股子土味儿啊？不是土味情，不要土味情话吗？土味情话吗？果然很土味，是吗？ 好，我们的土味情话差不多就在这里啦。哎，我突然，我突然又想起来一个，什么？你说？嗯，需要套路吗？需要套路啊，就是，呃，你知道辣的分类吗？嗯，不知道。就是辣味的那个分类。酸辣香辣。嗯嗯，什么辣？嗯，不对。我我想你了。 <laughs> 我要吐了！ <laughs> 空空会会这么多套路，居然像去年我收到的三十的短信，说那个三十那一天人家都在发，我怕三十的钱，呃，三十的前一天大家都在发那个什么，我怕三十的对，我怕三十的那个鞭炮太响。为什么会挑这一句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去年过年的时候大家都在发怕三十的那个鞭炮太响，所以二十九就发了祝福信息，明白明白明白。但有一个人他 <clears throat> 在三十那一天发的，他说。 我不怕三十晚上的鞭炮太响，因为它再怎么响都不如我想你那么响。 <laughs> 我当时，我当时真的，我的妈呀，我真的浑身冷汗，觉得好棒。好，接下来我们啊，回答一下这个现场的提问。 来，我们看到第一个问题。还有现场提问呢。对啊，我们今天就是一个答疑的 <coughs> FT。呃，跟大家呃说一声，今天我们主要是一个轻松的互动，然后来现场去大家聊聊天，回答回答问题。我们在第三季的时候会呃正式的为大家送上破云广播剧的呃剧组大型的 FD FT，请大家期待。全剧组的 FT。嗯，对。哇塞。 你你也开始期待了是吗？我我我早就开始期待了。好，我们来看一下，春天能不能配一下下面这一段话呢？好，你们来看一下。不是，那不是那那哪哪句？啊，嗯，对。 <clears throat> 好，我就知道你不可能没受伤。 我已经在去现场的路上了，一小时后见。我这波什么意思啊？ <laughs> 他真的全程都不太聪明的样子。 <laughs> 江婷，你听我解释。好，不知道这位粉丝满不满意呢？这位粉丝的第一个字，说实话我不认识。嗯，这个 ID 我也见过，我也见过，但是第一个字我不认识。嗯，天哪，文化程度好低哦！这位朋友，你的文化程度真是高。 是吗？啊，对，我们经常见过他。对对对对。但这个字不认识，下次我们查一下好不好？因为因为感觉他的互动 <coughs> 的还挺多的，对，还挺多的。嗯，为了你，我们重读小学好吗？这位朋友是什么？小飞爱岩浆，我都看不清楚， <laughs> 我我全程看不清楚字儿。你 <laughs> 要不我把这个字？不不不不不不不，嗯，没事，你帮我念吧。好，来啊，我们再回答一个问题。呃，春哥和。 呃，空哥，可不可以互换角色配一段啊？好，我们找一段来互换角色啊。我们怎么找一段？我们就找刚刚这一段。什么？我们刚配过的这一段，有福利的这一段。我倒是想看看，哎， <laughs> 我们能不能挑几句？ <laughs> 不行。 <laughs> 好吧，今天我们的答问 FT 满足大家的需求，满足大家的一切需求。好，好。 你不能说一切，万一大家就开始提一些奇怪的需求， <laughs> 大致满足一下大家的需求，好吧？好吧。好，我们换角色啊！现在你看到的所有的这个角色都倒过来啊。好的。嗯。三、二、一，Action！ <coughs> 哎，江婷，快下来！怎么了？哎呀，等会儿出来出来， <laughs> 没错，过来，怎么了呢？啊，好来啊！三、二、一。哎，江婷。 快下来！怎么了？没时间解释了，快下来！你，嗯嗯嗯，干嘛？不让我亲啊？我偏亲！你这人……哎哎，别走！别走！我没骗你，真的有发现，我开手电筒给你看。 这是什么？拆开看看。现金，这么多，哎，呀，分量还不轻呢。哎，你看上面，有写字，二十五万。哎，这一般杀手收钱都是事前结一半，得手以后再结一半，对吧？我怎么知道？我又没当过杀手。 没想到你在汪希叶眼里那么便宜，才五十万，哼！没事儿，你在我眼里价值五个亿，五十个亿，你是无价之宝。好。呃，我不知道大家听了是什么样的感受，但是我可以，我呃压不压得住另说吧。我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在我们刚刚的直播现场配那个呃那个干嘛？ 你不让我亲，我偏亲的时候，我左边的天空同学扭了一下腰。 <laughs> 有吗？有吗？干嘛？干嘛？不让我亲呢？难道也没有那样？但是就是他有不自觉的扭了一下腰。 <laughs> 好啊，谢谢这位小小的幸福。 提的要求，让大家感受到了两位的互换，压不压得住？大家就是各有各的看法啊，大家自己去评判，好不好？这个问题我们就结束了。嗯，啊，再来找一找啊。来，晚上好，想问问两位主役有没有啪哪一场戏啪到笑场啊？呃，没有，就单纯的祝福一下吧。然后他的祝福还有一个错别字呢，叫“月圆之夜”，祝春哥和空哥越来越圆。 <laughs> 破云下一季圆圆满满，好，你们先来回答一下吧。谢谢谢谢， <clears throat> 先来回答一下，然后我们再感谢他。你先回答， <laughs> <laughs> 你在想是吗？我在想不太聪明的鸭子。其实阿春不太聪明的鸭子，都是因为他要先回答，然后我借机想一想。哦，现在轮到我不太聪明的鸭子，辛苦了。那那是我先回答啊。 哇，什么？我为什么要接？ <laughs> 我为什么要多嘴？可以，可以，好人，好人，来，来，可以。我再想一下， <laughs> 嗯，我们俩倒是有蛮多笑场的，但是我忘了是具体是，因为我们几乎期期都笑场所以，所以你具体到哪个细节？笑场太多了啊！笑场啊，一时间想不起来。呃。 关键是我笑场，你都知道，但是咱俩都想不起来，你说再怎么办？很尴尬。 <laughs> 接吻啊，吻戏几乎都是那什么的。接吻你有笑场？接吻是有笑场的，因为我在我在找用哪个位置亲的时候，对啊，一开始 <laughs> 手背亲的，还是那个手腕亲的，还是是捂着亲，就是啊。 哦，我我还是第一次知道，所以实际上我们啪吻戏的时候，你是把整个手都已经亲 <laughs> 遍了，是吗？差不多这个意思吧。亲爱的，你是以为自己在啃猪蹄吗？ <laughs> 不是， <laughs> 差不多找个位置得了吧。我找我找位置，几乎就是从那个手背 <clears throat> 开始，一直亲到那胳膊肘这儿。嗯，啊，就一直。然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你还可以亲回来。 这样就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 <laughs> 好，那我那我代替这位粉丝再加问一个问题，太可爱了，太可爱了！ <laughs> 我我代替这位粉丝再加问一个问题，你觉得哪个位置的口感最好啊？就你自己的手，都挺咸的，其实。这你就要学习一下天空了。他在配音之前都有洗澡，应该不咸。 <laughs> 下次你可以先洗个澡，好不好？好吧。你是为了防止咸，所以你才。 <laughs> 所以你在洗澡对不对？咸湿咸湿吗？你平时吃的比较清淡，所以穿一次内衣时候 <laughs> 都要先洗个澡，对不对？ <laughs> 哎，我笑死了。所以你有发现最后呃哪个位置亲出来的声音我最满意，或者是大家觉得最满意吗？有有找到那个位置吗？那所以我还是听你的了。那那我平时说呃好听的是哪位置啊？不是，我一开始的时候先亲了一遍，亲完之后我自己就产生了自我怀疑，然后你因为你不吱声啊，不说话呀。 因为你你亲我怎么能说话呢？ <laughs> 我就肯定是亲的越多越好啊！我就为我亲完之后，我就越来越没有自信了。不要不要不要！然后你就就突然就变冷场了。然后我就问你，我说，要不然你告诉我亲哪个位置最好吧？ <laughs> 我就按你的亲吧。我其实我自己亲这一圈，我怕我指定的位置你也亲不太到，要杂技演员。 <laughs> 所以我也就没给你指定位置。后来发现是，还是还是你说的对，还是手背那个位置相对手背那个位置是最好的。最好的，对，其实手背那个。其他其他位置是想的。 就是我会忍住不笑，但是有的时候就是那个情绪来了，确实是配这种戏的时候会笑，因为你知道。我我们两个人安安静静的环境下 <laughs> 听到对方的呼吸和那个笑，尤其是有一回他在亲的时候亲出了那个。 <laughs> 那个声音就是，就是，那那我们我就是我想留的应该都是那种就是一点点那种那种声音对吧？有一回亲亲可能太投入了，我不知道大概是亲到哪个位置，发出了一个啵儿，那个， <laughs> 对，发出一个哇，那个那个那个。对对对。然后还有一次可能是太投入，就是呼吸会会比较真实，就是会真的想象自己在亲，人，所以你会有一个 <laughs> 哈，然后还会有吸，还有什么之类的那种，然后。 接着，接着，他突然发出了一个， <laughs> 不是，他有一次，他实在。 那个 S 实在忍不住了，就说别别别亲亲断气了再亲， <laughs> 我有时候就是上不了气儿了亲。其实我没有打断，不是呃不是那个就是亲的你的那个手肘还是手背，我其实听不出来，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哪个好。我其实不打断就是想说你既然都亲了，我就多听一会儿，我也不好说你别亲。快亲上不来气儿了，最后我都快缺氧了，你也不告诉我 <laughs> 啊。OK，现在轮到那个我们这位刚刚想逃避一下不太聪明亚子的这位同学，你想到了吗？ <laughs> 其实你提示了我，其实也是之前就是经常录反的时候， <laughs> S 也经常跟我说，呃，不要发出小猪佩奇的声音。 <laughs> 有吗？有啊，真的假的？你跟我说的，你说那个什么小猪。 呃，我平时是一个非常 nice 的人。刚刚是那个天空有恶意的丑话，天 <laughs> 空说有没有， <laughs> 对对对，我说的就是他，他会，比如说，因为因为拍的这个，因为有人物形象嘛，就是可能，如果你就是可能生活中你你会比较真实的那个。你是说大家生活当中都是小猪佩奇吗？ <laughs> 但是有时候可能会发出这样的声音啊，对吧？然后但是呢，就是。 角色要美感，所以有的是那种声音呢，可能不要出现，所以就会剪掉。你上一次发出小猪佩奇的声音是什么时候？ <laughs> 现在。 <laughs> 有人说有人说笑出猪叫也就算了，我看到有一个粉丝说笑出猪蹄，咋的？你还是个送外卖的？哎，笑出猪蹄。 哎呀，好了，我们非常感谢啊这位粉丝的这个祝福。要不我们每一个问题结束的时候，我们两位主力轮流来感谢一下对方的 ID 吧。这样的话也不会只有我一个人不认识字儿了。这个我认识，Honey B。嗯，来，我们俩，我们三，你们俩感谢不是他先来，因为我看不清字儿。 <laughs> 感谢一下。好，谢谢 Honey B。然后，呃，他的这个这个是钻石福这个单钻石还挺。 啊，谢谢啊，非常有新意，我能看出来，对这个吗？对对对，我看不出来，二，这怎么这怎么看这个？对，嗯啊，就是这个，哦哦， <laughs> 就这个数字是这样，对对对，哦，哎，你观察能力真的可以， <laughs> 是。 不愧是拥有那么多道具的男人， <laughs> 然后配音还要先沐浴的男人，我也 <laughs> 我也非常感谢。我觉得他基本上安排呃六个小时的配音，可能有一个小时在洗澡， <laughs> 然后有一个小时在选道具，还有一个小时在吃东西。所以有一段时间他发了一条微博，我觉得特别搞笑。他说他说最近一直在录破云，长胖了三斤。大概类似的这种微博，他说他长胖了，笑死我。对啊，所以就是就是哎呀，月圆之夜啊。 呃，祝我们越越来越远，其实已经够远了，不能再远了。 <laughs>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哈圆妈圆圆妈妈，好，我们结束他的回答。呃，来，呃，这位朋友想听听空空和春春谈一下，觉得自己和角色最相同和最不同的地方是什么？那如有没有觉得对方有就是相同和不同的呢？配音的时候有没有因为角色和自己过于违和而产生困难？表白两位。 还谁先来？还我？ <laughs> 我们今天晚上直播是一直到问这个问题吗？ <laughs> 你们俩不能抢答吗？我觉得你们俩， <laughs> 我抢答，我抢，还是我，还是我，好，我先看看字儿，我先看不太清楚啊。没没事，没事，不不用不用不用，没事没事。嗯。啊？没事，你答你的。哦哦，这样。好好好，我觉得我们还是得说一句。 不是你们，你们神神秘秘的， <laughs> 神神秘秘的是啊，我我们的我们的老板刚刚提醒我们说那个说幺二幺五那个有含义，我们刚刚只以为那个呃天空的观察非常细致，发现了这个是带钻石的，我们两个都没有发现幺二幺五是有含义的，幺幺五的含义是幺二幺五的幺二幺五，因为是我的生日，所以我刚才能看出来就是。 那位朋友的这个心意啊，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刚才不说，你刚刚不说，你刚才不说。我我觉得就是我直接感谢他就好了，就是没必要这么这么高调。没有啊，我们也要祝福一下你啊， <laughs> 虽然等了好几个月呢。 是你们两个的小秘密， <laughs> 隔了几个月，隔隔几个月不重要，就算是今年过刚过，明年都不重要，因为刚老板说让我们感谢，谢谢，我们一切听老板的，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对对对，老板说了让我们提前祝福你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我不想这么早过生日， <laughs> 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好，谢谢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laughs> 好，我们继续来回答这个问题，嗯。 来谈一谈，你觉得你跟这个角色有没有违和，或是有没有相同的地方？其实我配这角色的时候，嗯，我声音清楚吗？还挺清楚。可以往前一点，你们俩声音有人反应，一直都很小， <clears throat> 因为你们俩说着说着就太开心，然后就的动作。对啊，隔太远了，战术后仰了。我给大家说一下，其实不是我的声音大，是因为他们动作真的很大，而且每一个人跟粉丝说话的时候都一定有动作，打招呼的时候还得招手，我就想问谁看得见？ <laughs> 你们隔近一点。嗯，好的，好的，好的。嗯。 就我最开始配这个角色的时候，其实我跟这个角色性格不是很像。嗯。呃，我是一个特别安静的人，我之前说过是吧？嗯我是一个话特别少、特别安静的人。嗯但是因为配这个角色呢，呃，为了深入了解这个角色，我就尽量了解这个角色性格啊。嗯然后逐渐的呢，我自己的性格跟这个角色，呃，也变得慢慢相似了一些。就是在呃真实的生活当中也会。对对对对。像他这个状态。对对，也会像他这个状态靠近一点。 那你投入的很深呢，还行还行， <laughs> 我们在我们在创造一些呃，就是角色或者还原某一些角色，对对对，甚至是你像我什么也不干，我 <laughs> 就是有的时候会突然看一个小说的时候，确实有的时候你会非常喜欢的某个人物，他会在你身上会有映射，嗯，会慢慢的影响到，是的，是是，尤其在配这个剧的过程之中，就尤其是说是会自自己去主动向这个角色性格靠近一些，怪不得我觉得你今天骚话比平时多一点。 <laughs> <laughs> 因为年谐骚话真的很多。 <laughs> 哎，那你那你现在在生活中具体的这个改变，有人会发现吗？有人会说，哎，我觉得你最近变了。那对呀，从去年开始就有了。是吗？啊，对呀。但是我我在录音的时候不会这样，录音的时候我一切都都听导演的安排啊，所以我会表现的，就是就是导演说什么我就。 很少很少说话，你这样显得我很饿呀， <laughs> 感觉我像一个恶婆婆啊。所以实际上你呃原本的跟他的角色的差异还蛮大，对，但是呃现在逐渐融合，甚至有改变你真实的性格。对对对。哎，那我觉得还蛮特别的经历。对对。慢慢的童话，嗯，言邪话，哎，这叫不叫邪话？邪话，邪话。好，天空呢？嗯， <coughs> 角色相同的地方，相同的地方可能就是呃。 比较淡定，然后 <laughs> 有个人说“逐渐绝愁”，你不要在人家认真说话的时候打这样的字幕， <laughs> 好吧？我要了，死了。说什么“逐渐”什么？颜邪，刚刚那个阿春不是说他逐渐邪化了吗？就跟那个像 <laughs> 跟那个严邪有点像嘛。有个人打说“逐渐绝愁”，你还记得我们做过这个梗的小剧场吗？特别搞笑，好吧？们认真的，我们。 我不行，现场三个人要倒了。 <laughs> 好，我们回一下，我们听，我们听，我们天空那个，你们好过分。我们听那个，呃，天空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他跟那个呃 <laughs> 他跟江婷相像的地方。来，他都快说不下去了。 <laughs> 你们，来，来，你让他们笑一会儿。你让我笑一会儿啊！你让他们笑一会儿。好，三二一，收。 <laughs> 这个角色， <laughs> 嗯，就是啊， <clears throat> 就是比较淡定吧，然后这个说话的时候可能还是比较，就是不会很急的那种感觉，嗯啊，这个是也是这样的是吗？呃，平时差不多，差不多。嗯，你最急的时候大概都有哪些情况？你会让你非常急说话？ 你笑什么呀？ <laughs> 我问了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没有，就是有很多很多集的时候啊，但是，他刚才突然问我，我就突然想起来，就是那种，比如说在商场里面突然想上厕所， <laughs> 但你不会发出声音啊。但那个就是比如说，他很安静的问路问你会很着急的问是吧？ <laughs> 你好，请问一下厕所在哪里？ 空空本人还是很安静的，我看他上厕所的时候没发出任何声响。 <laughs> 对对。啊，我上厕所的时候声特别大。 <laughs> 你这是在说什么？ <laughs> 不对，我觉得你刚我说我我说我我在里边读那个你骄傲，我想请问你骄傲什么？不是黄宇，我的意思说我在里边看到有字儿，文明用语或者足文明用语在里边。哦，对，你想说小哥哥小姐姐。小哥哥小姐姐吗？啊对，嗯，好可爱。好读那个，他很安静的。哦哦哦哦，我以后你你怎么说别的？你对我的不是。 是这样的， <laughs> 就是我的很安静，就是 <laughs> 上厕所没出声。 <laughs> 我头一次评价说这个人很安静，因为他上厕所没有声音。太可爱了，阿春。啊！所以你跟他比较，不，我我不是说我上厕所发出那种声音，你们会不会？呃呃，因为今天粉丝比较多啊，我们还是要有一点科学性。对对对对对。上厕所没有声音的原因，就是小时候你们那个水龙头太猛的时候，你们有没有发现，就是让它斜着。 冲在你的手上，声音就会小一点，所以不能证明什么啊！这还是要大家要要讲科学，好不好？要讲科学，讲科学啊！太跑题了啊！好，太讲究了。 <laughs> 有没有就是你对着那个角度，我怕他有别的意思，你知道吗？他虎狼之词，我觉得他现在真的有有点感受到他被言邪同化了。没有没有没有，呃，有没有不同的？就是天空天空有没有不同的？对对对对，不同的其实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啊，可能跟对角色的认同。 不是不是认同啊，就是我自己一开始是觉得我可能和他会就是配出来的感觉的形象和我自己一开始的脑内就是不是特别像，就是可能一开始的时候不是特别有自信，嗯嗯嗯嗯，就是嗯没有直观的和我自己就是直接建立起我我的声音能够构建这个角色那种感觉，嗯，就是呃， <coughs> 当然这个也是在后后边慢慢的。 慢慢的就是进入啊，然后对调整啊，嗯，和这个角色更贴近。嗯嗯，其实呃，我作为就是旁观者的角度来看啊，就是我把自己拎出来的角度来看，嗯，呃，我确实是觉得有一个过程。呃，就当然作为你的粉丝，我会认为你一直都很棒啦。呃，但是就是我作为旁观者的角度来看，我确实会觉得，呃，后面不管是你也好，还是。 呃，阿春也好，确实是会有呃，比之前要更好，对对，就是会会逐渐的更加贴近，嗯，不断进步，嗯，好了好了，我们感谢这位粉丝，我们就回答到这里啦。他名字叫秦婉，这个是秦婉弯弯弯弯弯弯弯弯，就是那个《大唐双龙传》里那个，对对对对，弯弯，那个妖女，对妖女，对，没错。好，呃，有一个名字是。 Uni blue 嘟嘟的人，他提出的问题是太难了，我真的太难了， <laughs> 让你们俩念 ID，你们俩都不念。好，来，想要空空用五种不同的语气喊严邪，想要阿春春用五种不同的语气喊江婷，谢谢。好，来回答他这个问题，五种不同的语气，来吧。 <coughs> <coughs> 好，严队。 这是什么语气？不是，不是语气，不不不是那个不同的叫法，是语气。他他也可以换词，可以换词是吧？啊，对你刚是什么语气？就是刚认识他的时候，就是啊，疏离的，正式的，对。哎，有感觉嗯，还有呢，严队长。 <laughs> 突然妖化， <laughs> 为什么突然妖化？ <laughs> 你说就说，为什么对我斜斜一笑？你刚是想对我讲为什么？突然觉得不自信，这个声音不太对。你是刚是什么？刚是什么情绪？刚是就是可能跟他半生不熟的那种，然后他开始有这种侵犯的感觉，不是侵犯，就是说，就是感觉不是侵犯的感觉，就是说开始呃，就是。 这个这个不自觉的开始开这种玩笑的时候，然后开始有这种啊， <clears throat> 嗯，刚刚大家听出来是感觉有点像姜嬷嬷， <laughs> 就要扎针了， <laughs> 又要扎针了的感觉。好，啊，第二种了，第三种，严邪，哎呦，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啦？我吓一哆嗦，这什么？就也许快挂了，差点没炸。对，救他的时候。 叫什么？ <laughs> 对，差点挂了，他快挂了，我我着急要救他的时候。嗯，你救人倒是可以，但是就是大家吓着了。 <laughs> 哎，这个也我也懂，我也能 get，嗯，我也能 get，撕心裂肺的，就是突然很着急的，嗯嗯。好，这是第三种了，还有两种啊，这题好难哦。这位 blue do blue do do uni blue do do uni blue do do，你的名字不仅难，你提的问题也蛮难。还有五种语气呢？还有两种。 第四种，有人说让你叫老公， <laughs> 是你的， <laughs> 你可以满足他一半，你可以叫老公公， <laughs> 也算是满足了。我们就又又又又能就是在尺度之内，又能满足听众。我我想起来了，是这个，是吗？别写。哦，不是不是，是被人上了是吧？ <laughs> 我说错了，说错了，我住嘴，对不起，对不起，五十你给我住嘴，是，是，嗯，呃，严行，就是那个，就是和他妈见面的时候，然后，然后有点紧张，尴尬，对对对，然后他来看他的，对对对，啊，懂了懂了懂了，就是他用手肘碰一下啊那种，对对对，严行，意思是这怎么回事啊？你给我解释一下那种，啊，我懂我懂。 嗯，哎，你挑的还蛮有画面感的。嗯，最后一个，阿春， <laughs> 要叫原作弊，好，可以可以可以，不行不行，这个不能过，因为胖子和老公公，我想让他选一个。你好狠的心呢，我们选一个胖子和老公公吧， <laughs> 好不好？老公公， <laughs> 胖子。 <laughs> 毫不犹豫的选择， <laughs> 爸，你这选择太太直接了啊！好，现在我们轮到阿成了。 <clears throat> 他们最初相遇的时候，他不是读那个诗嘛？嗯嗯，不是说那个，就就就说是那什么嘛，江亭嘛，嗯，江亭就是，嗯，自己在读那名字时候，嗯，说了江亭那个，啊，好，江亭，对啊啊啊，好，第一个算，嗯嗯，算是吧，嗯，我再想想，嗯， <coughs> 第二就是。 就正常打招呼呗，嗯嗯，江队，嗯，就这样，OK，嗯，但他打招呼其实很少，就是，嗯，就我觉得他很少有不骚的时候，所以我觉得言协会比较难一点。江队长， <laughs> 还有酱大美人儿是吧？那个那个节目里有人给你提示啊，我我我知道啊，但是但是但是他其实就是能用一次性的就把五个都不都不同都说完呢，但是不是太太简单了？ 没关系啊，我觉得可以按照简单来啊。这这里面有警花，有媳妇儿，嗯，什么江队长、江美人，儿，什么 <laughs> 那种的。哦，哄她的是吗？是啊。好，这算一个。还有还有三个。还有三个是吧？嗯嗯，打招呼那个不算。江婷， <laughs> 远远的喊也算吧？ <laughs> 远远的喊不算。我觉得这个挺棒的，我觉得这个挺棒的。啊，哎，替我圆场了，好。 哥，我想听那个那个警花，哪哪哪种感觉？随便你啊。警 <clears throat> 花，可以可以。然后，嗯，就是那个特别特别漂亮，刑警霸王花那个，嗯，也可以也可以是吧？OK，那么五种都够了啊。嗯，好，谢谢，谢谢这位 uni blue 嘟嘟，谢谢 uni blue 嘟嘟。好，嗯。 刚那个人的 ID 你会念吗？Uni 布鲁嘟嘟。 <laughs> 我听你们说。好，这位朋友，我们绕过他， <laughs> 因为他的他问题。他的问题，你你觉得你们可以吗？我我都不一句或者是两句，你们觉得 OK？不会词儿，我词我可以给你找出来。干什么？ <laughs> 好，我们绕过他。 我感觉压力有点大， <laughs> 好来，呃，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问题。哇！表白剧组表白春哥表白四导表白我空哥啊啊啊啊！有些激动，问题有点多， <laughs> 问题有点多，我们就挑。呃，我们先看一下是什么问题吧。对。来，每一次听空哥的哭戏的时候，我都会很揪心。想知道空哥每一次录哭戏都会真的哭吗？回答一下。嗯，大部分是真的哭。 OK，对，所以你其实除了配广播剧以外，如果真的让你演电影，你也 OK 的，演技 OK 的。干嘛？笑什么？ <laughs> 你笑什么？演技这么好，当然 OK 的啊。喜欢王家卫还是谁？我去给你联系一下。 <laughs> 喜欢许鞍华。 所以，所以你是真的会哭出来的，对对对，嗯嗯很好很好。在十二期，山崖子装死，婷婷喊救护车破音那段，那我我当时你不是有别的版本吗？我当时特意挑的这个，嗯、因为我觉得太真实太好了。那一段其实是我故意有挑的。 我没想到粉丝还蛮能 get 的，我以为呃大家会比较就是在意声音好不好听啊，或者哎，结果没想到大家还是蛮能够 get 到那个情绪的部分。那段是我也觉得很惊艳。环境的部分，这位朋友三三啊三三也有品味哦。好来，他说空哥是因为呃入戏自然发挥还是剧本的要求？应该是自然发挥。首先剧本要有，肯定是有要求啊。然后。 呃，根据角色，然后尽量去贴近角色，尽量给自己营造这种氛围， <coughs> 理解理解角色，嗯嗯嗯。其实这个地方还是有稍微发挥一下，我印象当中是有的，因为有不同的版本。对，嗯，当时应该是有两三条，嗯，有有不同的版本。呃，两位主义反应最多的分别是哪一段？这个做两季了，是真的可能不太记得。对，想不太起来，想不太起来，我还是第二季第五集。 第二季第五期就跳水救他那段。哦，那段反应最对，那段反应最多。嗯嗯，你我觉得你是靠这个可以做完所有的 FT。 <laughs> 我也不想说呀，问题是。 <laughs> 好来，嗯，反应呃，其实我有的时候就是容易嘴瓢，然后嘴瓢的时候就越着急，越录相同一句话，然后就一直瓢瓢瓢。具体是哪个哪个段子，我可能已经忘了，但是就有的时候。 说不好，就车轱辘的时候。对对对，就车轱辘的时候。有的时候的确是这样，就是越觉得那一句话好像弄了很很很多遍，就越感觉他说不顺。是是，不不会对是。鬼打墙了容易。对他不会因为你熟悉他就顺了，反倒越熟悉越不顺。是的，哦，你也会有这种时候。会会，哇 OK，嗯 OK，好，那 <coughs> 感谢这位，感谢三三啊三三是，可能是因为是那个 sky 三三吗？我不知道啊。 啊，好像应该是那位可能比较有文采，特别有文采的一个女孩哦。但是她这样的话，我看她的那个 ID 特别像像卦 <laughs> <laughs> 是吧？像卦象，像卦象哦哦哦哦，是是是，你的点有点 freezing，cold。 <laughs> 好，哎，这个大家真的是很多人求哎，要不一两句 OK 吗？因为太多人在刷屏了。 就一两句嘛，我去给大家搜一下词，好不好？就一两句啦，或者我我看我记不记得，我我在你耳边唱一句，然后你翻唱也可以，好吗？好吗？好吗？呃，翻唱你啊，不是翻唱就是就我们那个 S 唱一句，我们学一句是吧？我悄悄在你耳边唱。好的。逆风的歌词，百度百科。哎，逆风的歌词在哪里啊？ 是创造幺零幺的歌曲。 <laughs> 等一下啊，嗯， <clears throat> 搜一下。哎，在这儿了，在这儿了。嗯，好。啊，看看歌词。看歌词哈。嗯，好来了。我看到了阿春的头在打节奏。 不是空空空空的投进来， <laughs> 我还看看字儿在哪儿呢。 <laughs> 好的， <laughs>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在在这里啊，嗯，把那个往那边啊，没没事没事，不就一句吗？一句背一下就行了。嗯，要不然我们两个一人一句，一人一句。那 S 先那个叫起个头啊，关我什么事？你不说你要起个头吗？我只是为了骗你们唱而已，我只是为了粉丝想骗一下你们。 <laughs> 如果你们会唱就唱啊！ <coughs> 哎呀，斗不过呀！来，预备，走！我先唱。对啊， <laughs> 为什么每次都是我？ <laughs> 真的表情怎么唱？那我，那我，我，我先唱吧，要不然。好。然后你接。雷鸣响声是啊，不是雷鸣声响彻云霄之上。 不淘气，乘风破浪。怎么着？ <laughs> <laughs> 黑与白交织，灰色的网，看不清黎明前的窗。嗯，我不会唱这个。嗯，哎，我是很少见到有两个人唱歌和说话是一样的声音啊。 <laughs> 就真的很讨厌了，你不是不是不是，我说真的，你们呃，我我就是说我唱歌没调是吗？没有没有没有。首先第一，你们两个唱的非常好， <laughs> 但是通常人说话的时候和唱歌的时候不是声音不一样吗？有的时候你听到一个人唱歌，你其实不太知道他说话是什么样。嗯，你们两位一模一样， <laughs> 太特别了。我来我来，你就是想说我们唱歌没调？有调，你们唱歌真的非常好听。 去你的！气我你们要唱这种高潮，你们俩会唱吗？高潮，我连我连主歌都不会。 <laughs> 高潮，我们老板笑了。我刚这一切演的是不是很自然？ <laughs> 假装自己是一个小小机灵啊！来。 哎，对，你们可以唱自己擅长的歌啊。你不会唱这个的话，我不擅长唱歌。 <laughs> 你擅长唱歌， <laughs> 我不擅长唱。亲爱的，就算你不会唱那个，你不擅长唱歌，他们也只要听你擅长唱的歌。你至至于你唱歌擅不擅长无所谓，就在你不不擅长的里面挑一个你最擅长的就好了。 <laughs> 呃，我先，想唱什么？想想，想想，随便找一首流行歌唱呗。流行歌可以啊，可以啊。流行歌唱呗，嗯，可以啊。 我们一起学猫叫，我们一起学猫叫， <laughs> 你可以隔近一点啊， <laughs> 预备起，我们一起学在嗯。 你先唱，可以一起啊，可以一起。但是我俩我俩那个，我们俩们俩音域不一样，啊，key 还不一我没有想到两位虽然嘴上说着，喵喵喵喵， <laughs> 可以，不是，你们声音比我高。我我我没有想到，唱歌声音比较高一点。对我没想到两位嘴上说着不太会唱歌，实际上要求还挺高啊。 <laughs> 我只想说合唱一下，我们这一趴就过了，没想到你们还得 <laughs> 注意 key。好，那你完整的唱一个《我们一起学猫叫。我不会。那会啊。 我们一起学猫叫，他把词儿给搜出来了。一起喵喵喵喵喵，什么什么什么？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啦滴啦哒啦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不会不会词儿。好，一起学猫叫。怎么唱这歌？太可爱了。好，你来。你可以唱另外的也可以。我刚才利用阿春唱猫叫的时候，想了想我该唱什么。呃，那我就唱。 我和我的祖国吧，哎，可以呀！马上七十周年了，今天还交通管制了。 <laughs> 来，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无论我走到哪里，都流出一首赞歌。我歌唱每一座高山，我歌唱每一条河。 袅袅炊烟，小小村落，路上一道辙。OK 了。 <laughs> 哎，那个啦啦啦，那个， <laughs> 不如我们干脆唱完那个啦啦啦啦。 <laughs> 好，鼓掌。好，没错，我们剧组就是这样一个爱国、嗯，积极向上、正义、充满正能量的剧组。谢谢大家。好的。好，大家在交通管制啊，所以就。 在 <laughs> 公屏里面，我们我们打一点积极向上的，好，来看下一个问题啦。 <coughs> 哎，刚刚这个问题自动消失了呀，好像。哦，还在，OK，那把它这个点掉。他是葱花与七块，谢谢你，谢谢葱花与七块。嗯，谢谢葱花与七块。谢谢葱花与七块。 <laughs> 他永远看不见字， <laughs> 我笑死了。嗯，好，来啊，哎。 这位刚刚说互换角色，刚刚已经 P R 过了，对对对？那我们就不浪费你的钻石了，好不好？我们就绕过这个问题。嗯，这个也那什么了吧？呃，这个艾小彤，呃，两位虽然没有点到问题，但是还是非常感谢你们的支持哦。一个是 Sky 碎碎酱，一个是艾小彤。谢谢谢谢，碎碎酱，谢谢艾小彤。嗯，好。 呃，当阿春没有说话的时候，大家就默认他是看不见字，好不好？ <laughs> 谢谢艾晓彤。 <laughs> 我听你们说完之后，听一遍我再说。 <laughs> 啊，请问空哥和春春觉得破云？哦，这个刚刚好像也回答过了。对对对，嗯。又有一个不认识的字。 那就点他吧。 <laughs> 好，他说：“首先表白全剧组，其次我想听一下空哥或者是阿春现场撒娇，可以吗？然后如果可以的话，能不能稍微透露一下第三季什么时候来呀？那这个最后这个问题我来回答，现场撒娇留给你们两位吧，可以用不同的方式，不同的词哦。撒娇，我觉得你还是比较在行的吧，这位朋友。嗯，对，得有词儿。随便你啊，你自自己创造词儿啊。 <laughs> ” 嗯，创造词儿，对啊，哎，这不是有这么多土味情话吗？ <laughs> 谢谢啊！ <laughs> 你真的很机智啊！ <laughs> 啊，来撒娇。 <coughs> 呃，上次找那个叫什么来着？上次找的，想想啊，你就找手机。其实我还蛮想听你说这句话。好紧张啊！啊。 我想吃碗面。什么面？你的心里面。 <laughs> 哎，所以你撒娇的套路就是，其实是比较冷静的那种啊，不是那种扭腰啊、跺脚的那种。哦，那你开始在角色互换的时候，那个扭腰是个意外哈。嗯，他是为了更只有你发现了， <laughs> 我悄悄瞄到，深入了解角色吧。 <laughs> 所以阿春的撒娇是哪种？我撒娇是比较激烈的啊。不 <laughs> 是，我说的很正直， <laughs> 为什么你们有这种反应？好，那你激烈的撒一下娇。啊不不不，我开玩笑，开玩笑。那你撒娇平时怎么怎么撒？随便来一句。呃，就是这个。嗯。你你你知道你像什么人吗？那个。好来好，哎，你知道你像什么人吗？什么人啊？ 我的人，太赞了啊！还好没有准备，要不然这个问题还真是不好答。哎，刚这问题点的是哪里的？啊？哎，下边下边，哎，哦哦哦，这里这里这里，对。哦，我找到了找到了，好，谢谢这位朋友。然后呃，关于第三季呢是这样的，第三季不会像呃第二季一样等的时间那么长。 呃，但是第三季的这个线索会更多，然后改编的难度也会更大。呃，所以呃，还是会再稍微等一段时间。不过目前的进度来看，呃，还是比第二季要好非常多的。呃，作为我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它的所有的步骤都比第二季要更加呃顺利。所以我认为大概，嗯。 嗯，嗯，你怎么卡了？好，接下来请这个阿春和天空来撒娇。你信号不好了。 <laughs> 好了，其实呃不会到年更了，但是电，但是还是会稍微再等一会儿，具体多久，现在确实也是推算不太出来。在服务区。呃，所以我们就暂时不在服务区了，好不好？ <laughs> 稍微等一小会儿，好不好？好，来，我们来换下一个问题。哎呀，他们的问题在前面的没点的，导致现在看问题。 都是都是好难好难点哦，对，嗯，嗯，都是问过的问题了耶，难道要重复回答吗？或是我们回答新的内容好不好？因为这样翻真的好难翻哦。好，呃，我们我们一个一个来。好，首先来回答这位表白啊，空空和阿春就是刚刚那个 sky 碎碎酱说那个若若说大家都占了春天，但是我想占空春空春。 听起来感觉他的爱情不太顺呢。如果现在空着春，哎，也是一种引引狼入室的感觉啊。 <laughs> 好，呃，想问空空对江婷频繁落水有什么想说的吗？能否请两位老师啊互换角色啪一段山崖自求交往的那一段剧情，想听听看空空死皮赖脸的表白，春春冷漠的拒绝。另外，老师们今天辛苦啦 f t 结束也注意回呃回家注意安全呀。呃，行哎，二吉，要不你帮我们找一下那一段在哪里？ <clears throat> 嗯 呃，有一段那个表白的那一段，表白被拒绝那一段，是吧？我今晚能正常回家吧？呃，看能不能 <laughs> 看能不能用那个电脑找一下， <laughs> 今晚应该没问题。找得着就找， <laughs> 找不着找不着就就就先算了。啊，呃，我们先让江婷回答第一个问题吧。频繁落水， <clears throat> 有什么想说的吗？唉，主要是这个要取要取得真经啊，必须经历九九八十一难。你在说什么？ <laughs> 要取得真经，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啊，你在落水的这个这个过程，这个这个这个反复落水的这个过程当中，嗯，呃，觉得最不适应的，在配在录制的这个这个过呃过程里，觉得不最不适应的是什么？ 声声线的变化，呃，也不是不适应啊，那个确实需要费一些力气，就是就是声线，就是可能因为刚呛水，然后被救上来之后说话的时候，可能就是说话的时候肯定就是那种很哑的那种感觉，然后还有一点咳嗽啊，伴随一点咳嗽啊，然后会气气喘、气息不稳啊等等，嗯，因为是长时间落水嘛，呃，不不是就是。 不是 <clears throat> 长时间落水，不是就他活不过来了。对对对，他 <laughs> 他呛过，所以那个，然后后边会有一，如果后边再有大段的台词的话，然后就会需要注意他的那个，就是一个渐渐变的过程啊，就是呃，就是这个这个这个咳嗽啊，然后还有那个声音的哑哑的程度啊，慢慢的会好一些，慢慢的慢慢的会好一些，但是到最后也不能完全正常，因为还是在那个环境里面嘛。明白，明白，明白。 呃，录制的人 <clears throat> 可能呃，不仅是技术层面，然后还有在感情层面都跟就是听的人感受不太一样。嗯，你像我听和审的过程当中， <clears throat> 其实觉得最大的让我觉得，呃，他落水之后会让我跟他平时说话，呃，产生就是一个完全很大的一个差异，带给我的心理感受上的差异，就是会让我觉得分外的心疼。 尤其是当他落水完了之后，睁眼第一个想到的并不是他自己的时候，嗯，啊，就这种时候，对对对，是的，分分外的，分外的，是的，是的，对，几场落水的戏，分外的让我觉得心疼。然后包括严邪这边也是，就是平时感觉他骚话连篇的，但是每次江婷，就是恨不得磕了碰了，他都得吓得要死的那种。何况你想落水啊，落水这么严重的事情，对，他想都没想。其实这这一点，我觉得就是，嗯，江婷，因为他有很多。 嗯，要去解决的问题，然后有很多秘密，对，然后所以他 <coughs> 其实可能每次跟啊跟这个跟严邪说话的时候都会有所保留，嗯，然后有的时候甚至会编一些情节，但其实他有他自己的苦衷，嗯，然后这点我其实也是觉得，一个是觉得很心疼严邪，另外一个也是很心疼江婷，对，对，其实嗯，好多人就是应该大多数的人还是会比较容易想得到心疼江婷。 但实际上，我我我其实有我我其实也特别心疼严谢，对我也是很心疼，因为你你知道，你想想，你如果代换的话，你会觉得他自己其实，在这一份感情当中，呃，你别看他动不动就是好像无所谓认定了，对，但实际上他心里应该是变化波动，其实还是挺大的。是的，是的。我记得我们有一段戏，呃，到时候我们会重录了之后再把它放上去，就是在车上那个马翔的那一段戏，其实就让我。 很明显的感受到，他有他的犹豫，有他的纠结，有他在意的很多事情。对，然后你看江婷又老是受伤，而且他本身就是重返人间的这么一个人，他曾经受过那么大的苦和那么大的难。对，你看他那个家里人过来吃饭的时候，他好注意提醒啊，他说他说哎他身体不好，你别让他那个喝黄色黄酒都不能，对，别别让别乱喂他。对，然后他还落水，所以我其实觉得严邪也应该。 真的是，其实真的挺心疼他的，因为就是如果你站在另外一个人的角度，他知道的信息有限，他只知道那些信息，然后他一次一次的，他会觉得不是欺骗，而是说一次一次的，他会觉得之前可能有一些讲的不是真话，嗯，啊等等的，他其实如果单纯在感情里边，他会会觉得，你会觉得，你从外人看来会觉得他会很心疼他，对，其实他也有就是被我们大家心疼的地方，对对对。 好了，然后呃，我们一边找这个剧本的时候，我们一边来看下面的问题，好不好？表白空空和春哥，请问录制的过程当中，呃，录的哪一个场景印象最深呢？可以来一段现场还原吗？那我们就和上一个问题一起，我们到时候还原啊上一场的哪个部分。好，然后呃，印象最深的。 好，这位朋友， <laughs> 你的回答。我不能靠一个场景， <laughs> 你必须得再说出来。对对，我不能靠这一个场景，刚一 <laughs> 刚刚一整场啊，对不对？可爱了。哎呀，我之前说了一个是第五期的，就是第二季的第五期，又说了一个第二季的第十五期，又说了一个第二第一季的第十五期啊啊，然后我再我想想，嗯，还有就是。 就还是印象最深的是吧？嗯，就是印象第二深的也说了，然后印象第三 <laughs> 第三深的也说了是吧？啊啊，呃，有一件事情把你救了，什么是什么事情？就是找到那一段了， <laughs> 好吧？好，你们看一下自己的手机，我给你们转发过去了。感谢我们的这个制作人二姐。我们就来这一小段好不好？好好好，哦，我手机在。 来，我们就来这一小段啊！哦，看到了，OK。呃，重重新看，我给你们重新发了。就来这一小段啊。嗯。那刚刚后面发的那一段。这个是吧？来，一、 <clears throat> 二、三。少互换吗？对，角色。呃，先正常来，然后再互换。哎，搞个对象呗，江队。不搞。搞一个呗。 不搞，你怎么这么不坦诚呢？明明很早以前就对我特别有好感，啊？好，我们来互换，搞个对象呗，江队。不搞，搞一个呗。不搞，你怎么这么不坦诚啊？明明很早以前就对我特别有好感。 扭呼噜，哈哈哈哈哈！扭呼噜天空，哈哈哈哈哈！他真的总在一些尾音的时候，有扭呼噜吗？ <laughs> 就扭呼噜了。有扭呼噜吗？明明就对我特别有好感，嗯， <laughs> 就是那种感觉回宫了，回宫了，哈哈哈哈哈！哎，宫里真的是你的家，哎，哈哈哈哈哈哈！特别好， <laughs> 好，来，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三位晚上好啊，听着 FT，你们一和和和，我就跟着哈哈哈。 <laughs> 那你跟的不太不太对啊，呃，把我脑子里想好的问题都哈哈没了。想问你们仨都爱呃吃什么口味的泡面啊？呃，问题倒是蛮简约。 <laughs> 你喜欢吃什么泡面，天空？我喜欢吃呃，我我其实挺喜欢吃那个康师傅的那个鲜虾鱼板面。哦， <coughs> 好，明天广告商记得找我们一下。啊，对不起。 说太细说太细节了， <laughs> 太具体了。 <laughs> 没没关系，给大家这个指了一条这个购买通道。 <laughs> 记得我们剧组啊，那个广告商来看一下我们播云剧组，好吧？好，来，呃，阿春喜欢吃什么口味的？什么口味的？不是什么品牌的，都都行吧？你非要说品牌，我不说品牌，不说品牌。啊，好，嗯，呃，海鲜面，海鲜面，对海鲜面。OK，放海鲜，因为调料包少啊。调料包少的话，我就能打。 拆开那么多往里放，所以你他 <laughs> 纯粹是因为懒。是 <laughs> 你像你像很多有四个调料包啊，我那海鲜面只有两个，我只要拆两个就行。啊，对，其实我还蛮想跟大家推荐一款面的，两款面，火鸡面吧。就是一款是火鸡面，就是如果喜欢吃辣的朋友，就是一定要尝。那个不是都是吃播的人吃吗？吃什么的人？吃播。 没有那个面是真的味道还可以，但是你要配很多的，就是自己的配菜，因为那个面很小气，里面没什么肉啊什么的。就是你吃那个面的话，你要自己配一些配餐啊。当然了，其他的方便面也没有什么肉， <laughs> 就是方便面都没什么肉，所以大家一定要配一下。然后第二个就是很想推荐大家汤达人，就是我跟我朋友都形容他是泡面中的爱马仕， <laughs> 因为他那个汤真的是非常的呃浓稠，明白？嗯，非常可以喝的是吧？嗯嗯。然后他说。 呃，问题问完了，别吐槽我这个破问题。主要是火腿肠的问题用完了，用完了我的材质。 <laughs> 小兔子乖乖，你的材质真的，哎，你和阿春倒是有点像， <laughs> 不太聪明的样子。 <laughs> 好吧。呃，空空，下次掐脖子能不能轻点下手啊？阿春春笑得太可爱了，哈哈哈。谢谢主持给我们带来呃这么欢乐的 FT。我们三位一起谢谢这位小兔子乖乖蒋丞丞。哎，你怎么看得见？你怎么看得见全名啊？我我我记得他。 因为这个是我的一个朋朋友。哦，他真的叫这个名字？小兔子乖乖的蒋程程。对对。好，感谢这位小兔子乖乖的蒋程程，非常谢谢你。嗯。呃，非常贴心的一位小朋友，因为他还说轻点下手， <laughs> 就特别怕把自己给掐没了、掐死了。 <laughs> 一个星期后，看到了一位洗完澡的朋友开着录音软件，对，录音软件还在走， <laughs> 对，还在跑。又到了动物交配的季节了。 啊！你 <laughs> 怎么突然出来？吓死我了！好，来，想问一下，阿春春和天空空之后有机会会开线下的 FT 吗？露脸的那种，会吗？暂时没有，没，我暂时没有计划。你呢？我我也暂时没有计划。好的， <laughs> 我不知道。这位是。 这位不清楚，这位是四幺五，你的第一个问题基本属于废了。 <laughs> 好，另外还想问一下，两人第一次面基第一句说的话是什么？对彼此的印象是什么呀？和想象中的一样吗？嗯，谁先我来？ <clears throat> 我先来。你们还记得你们见面第一句话？什么？我记，我记得呀。说什么？我离麦远点，要不要？ 可可以啊，是说我说空空空空，我在这儿呢，空空。哦对对对，我想起来了，我刚才我刚才在找地点，然后突然听到一声一声特别一个人特别大声的叫我，空空，我不在这儿呢，空空。当时我走的特别远去接他。 然后他分别听到了你的声音，然后看到了二吉，但是我是走到最前面，然后跟他通着电话在招手， <laughs> 对，说你看到了吗？我在招手，然后对对对，你穿着白衣服，对不对？二吉穿的白的，我说的， <laughs> 对啊，然后我说，哇，原来二吉的声音是这样的， <laughs> 我气晕了，我一个人走到最前面去接他，结果他不仅听到了你在办公室门口的声音，还看到了二吉，就是没有看到我。 招手，然后他就在原地转圈， <laughs> 然后他就说在哪儿啊哪儿啊， <laughs> 没找着，我在四十号楼这一条，然后始终没有找着我。好了，然后呃下一个问题啦，呃，请问空哥和阿春春觉得配破云对你们啊最具最具巨大最具挑战性的部分是什么？ <laughs> 另外，空哥作为一个不被允允许呃不允许自己拥有花絮的男人。 配破云的时候有什么好玩的花絮吗？可以期待一下吗？星星眼最后吃货空配破云是不是特别的满足？道具好吃吗？哈哈哈哈哈！我们一个一个来吧。嗯，最具挑战的部分要讲一个除了刚刚落水以外的，那就是有一次，就是在第一季的时候，就是被范四追的那那一场，就是一直跑，一直往前跑，然后还要跟阿春打电话啊， <laughs> 跟阿春不是不是不是，不是跟阿春打啊，跟跟杨妹打电话。嗯，然后呢？ 在那个医院里面，然后穿巷子走出去。对对对，但是“好死不死”那句那几句就特别拗口，反正就是到我自己的那个过不去的那个点，然后就是那个反复录、反复录。然后花絮啊，花絮那个地方其实我录了一个花絮，就是我自己特意留的，就是我突然 <laughs> 想起来他是四重庆人，然后就以我自己的理解录了一个重庆话。录个什么？是。 我现在正穿过那个远行商场的正门 <laughs> 哦，就是我是不是有评价过？我说你说的哪里的话？是这样吗？我是真的没有听出来，那是重庆话。 <laughs> 没有没有。 <laughs> 就哦，刚刚还有一个问题忘了说了，就是你们两个对彼此的第一印象是什么？我都说了。你的第一印啊，第一印象我没说，第一印象没说。第一印象是什么？你说你说是人是吧？对，嗯嗯，特别暖，给我的感觉对。OK。 嗯，所以穿的多嘛？你第一眼见他就觉得暖吗？有没有别的第一印象？除了暖之外的，其实跟我想象中的差不多。嗯，哎，你挠不出来是一样的，差不多。嗯，哦，你呢？你呢？我其实一样的，我也觉得阿春特别暖。这个跟我想，因为之前就是其实之前就认识了，之前就是只不过没有见过面。嗯，但是阿春他是一个就是其实很会照顾别人，然后也会介意冷场，然后就如果冷场了，就是他他就会。 出来这个这个缓和气氛，嗯，然后是很很会照顾人的，一这种类型的，嗯，好男人，嗯， <laughs> 好人卡一张， <laughs> 你你这好人卡，你是怕人家干嘛吗？ <laughs> 是不是很搞笑？呃，那个我们上一个问题补了一下啊，然后接下来回回答这个部分，你最挑战的部分是不是又准备说说那个了？什么落水啊？ 对啊，落水之前还要大喊大叫呢。哦，大喊大叫，大喊大叫也算是啊，也很有挑战。亲也算，呃，对亲对亲亲其实是是一个 <tsk> 日常的难题，因为什么呢？因为。 严邪这个人呢，就是每次出去就是是破案也好啊，或者说是去调查也好啊，他就比较精神比较疲惫嘛，就需要补充能量嘛，啊，不喝养乐多，就是说 <laughs> 又打广告，他就需要补充能量，他怎么补充能量呢？就回到加油站，嗯，就是他们住那个地方，就相当于是一个加油站，嗯，需要打班儿，来补充补充能量嘛。 <laughs> 好，来看下一个问题， <laughs> 哎呀，怎么回事？非常感谢，靠他了。 剪掉， <laughs> 强行剪掉。首先啊，来看下我一个特别争执的，我帮你擦一下汗，我帮你擦一下汗。好，首先来表白一下，春哥和空哥这两季配的太好了，爱你们。想问的是，春哥和空哥在配的时候，觉得哪一段配起来比较印象深刻？怎么又是这个问题？我我觉得你已经到了尽头了， <laughs> 能记得的也就那么些了。 <laughs>